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用嘴给二乐做完红烧肉以后，又去问一乐。 一乐，想吃什么呀？红烧肉。一听这话，许三观有点不高兴了。他三个小崽子都吃红烧肉，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早说的话，我就一起给你们做了呀！啊，我给一乐切了五片肉。爹，我要六片肉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我给一乐呀。 呃，切了六片肉，肥瘦是各一半。爹，我不要瘦的，我全要肥肉。哎，肥瘦各一半才好吃啊！爹，我想吃肥肉啊！我想吃的肉里面要没有一点是瘦的。二乐和三乐这时候也叫道：“爹，我们也想吃肥肉。”许三观。 给一乐做完了全肥的红烧肉以后，给许玉兰做了一条清炖鲫鱼。他在鱼肚子里面放上几片火腿、几片生姜、几片香菇，在鱼身上抹一层盐，浇上一些黄酒，撒上一些葱花，然后炖了一个小时。从锅里取出来的时候啊，是清香四溢呀。 许三观，绘声绘色做出来的清炖鲫鱼，使屋子里响起一片吞口水的声音。许三观就训斥儿子们：“哎哎，这是给你们的妈妈做的鱼，不是给你们做的。你们吞什么口水呀？你们吃了那么多的肉，该给我睡觉了啊！”最后。 许三观给自己做一道菜，他做的是爆炒猪肝他说：“嗯，这猪肝啊，先是切成片儿，很小的片儿，然后放到一只碗里，再放上一些盐，放上生粉啊，这生粉呐，让猪肝鲜嫩。” 再放上半盅黄酒，对，这黄酒让猪肝有酒香。再放上切好的葱丝儿。哎呀，等锅里的油一冒烟儿，把猪肝倒进油锅，炒上一下，炒两下，炒三下，炒四下，炒五下，炒六下，一乐二乐三乐。 接着许三观的话，一人跟着吵了一下，许三观立刻制止他们：“哎，不不不，只能吵三下，吵到第四下就老了，第五下啊就硬了，第六下那就咬不动了。三下以后，赶紧的把猪肝倒出来，这时候啊不忙吃，先呀给自己斟上二两黄酒。” 嗯，先喝上一口黄酒。哎呀，这黄酒从喉咙里下去的时候，热乎乎的，就像是用热毛巾洗脸一样。哎呀，这黄酒啊，先把肠子洗干净了，然后再拿起一双筷子，哎，夹一片猪肝放进嘴里。 这可是神仙过的日子。屋子里吞口水的声音，这时候是又响成了一片。许三观说：“哎，这爆炒猪肝是我的菜呀！一乐、二乐、呃，三乐，还有你许玉兰，你们都在吞口水呀！”哈哈。 你们都在抢我的菜吃啊！啊，说着说着，许三观高兴的哈哈大笑起来。今天呢，我过生日啊，大家呀，都来尝尝我的爆炒猪肝吧。生日的第二天。 许三观掰着手指数了数，一家人已经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了。他就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去卖血啦！啊，我要让家里的人吃上一顿好的饭菜。”于是，许三观来到了医院。他看到了李雪头，他心里想。 全城人的脸上都是灰颜色，只有李雪头的脸上还有红润。全城人脸上的肉都少了，只有李雪头脸上的肉还和过去一样的多。全城人都苦着脸，只有李雪头笑嘻嘻的。李雪头笑嘻嘻的对许三观说：“哈哈，我认识你。” 你以前来卖过血的， <laughs> 哈哈！你以前来的时候啊，这手里啊都提着东西。哎，今天你怎么两手空空啊？哦，我们一家五口人呐，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了。我现在呀，除了身上的血，这别的什么都没有了。 <laughs> 我呀。 两手空空的来，就是求你把我身上的血买上两碗过去。我呢，有了钱回家，就能让家里人呐吃上一顿好的。你帮了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 <laughs> 你怎么报答我呀？哦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以前给你送过鸡蛋，呃，送过肉。 呃，还送过一斤白糖，呃，白糖你没有要，你不仅没有要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你说呀，你是共产党员了，你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哈哈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又要收东西了，哎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，嗯。 <laughs> 哎，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啊！呃，遇上这灾荒年嘛，呃，我要是再不收点吃的啊，不收点喝的，那这城里有名的李血头，哎，就饿死了。呃，等日子好过起来，我呀，还是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。来，现在呀，你就别把我当共产党员了。 你就把我当个呃，当个恩人吧，啊啊，呃，俗话说，呃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啊，哈哈，我呀，也不要你涌泉相报，你呀就滴水相报吧，你呀就把卖了血的钱给我几元，啊，把零头给我，啊，整数啊，你拿走。 许三观卖血以后，给了李雪头五元钱，自己带回家三十元。他把钱放到许玉兰手里，告诉他这是卖血挣来的钱，还有五元钱给了李雪头去涌泉相报了。他还告诉许玉兰，全家已经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，再往后不能天天的喝玉米粥了。 往后隔三差五的要吃些别的什么，他卖了血就有钱了。等到没钱的时候啊，他就再去卖血。这身上的血呢，就像井里的水一样，不用是这么多，天天的用也是这么多。最后许三观又说：“哎，这晚上不吃玉米粥了。” 晚上啊，咱们到胜利饭店去吃一顿好吃的。我现在呀没有力气了，哈哈，我说话声音小，哎，你听到了吗？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今天卖了血以后，没有喝二两黄酒，也没有吃一盘炒猪肝啊，哈哈，所以我现在。 没有力气了，哦，不是我舍不得吃啊，我去了胜利饭店，那饭店里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阳春面，那饭店也在闹灾荒啊， <laughs> 从前的阳春面用的是肉汤，现在就是一碗清水，放一点酱油，连葱花都没有了。 啊，就是这样，还要一元七角钱一碗呢。从前呢，一碗面只要九分钱呐。玉兰呐，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猪肝啊。 <laughs> 我现在空着肚子，啊哈。 俗话说：“吃不饱饭，睡觉来补。”啊，哈哈！我现在要去睡觉了。说着，许三观躺到了床上，他伸开手脚，闭上眼睛后，继续对许一兰说：“我现在啊，眼前是一阵阵发黑呀，心跳的像是没有力气似的。” 这胃里也是一抽一抽的，想吐点什么出来。哦，我要躺一会儿了。哎，我要是睡三五个小时没有醒来呀，不要管我啊！我要是睡七八个小时还没有醒来呀，你赶紧的叫上几个人啊，把我抬到医院里去。 许三观睡着以后，许玉兰手里捏着三十元钱，坐到了门槛上。他看着门外空荡荡的街道，看着风将沙土吹过去，看着对面灰蒙蒙的墙壁，许玉兰对自己说道：“一乐把方铁匠儿子的头砸破了，他去卖了一次血。” 那个林大胖子摔断了腿，他也去卖了一次血。为了这么胖的一个野女人，他也舍得去卖血。身上的血又不是热出来的汗。如今一家人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，他又去卖血了。他说：“往后还要去卖血。” 要不，这苦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？说着，徐玉兰掉出了眼泪。她把钱叠好，放到里面的衣服口袋里，然后举起手去擦眼泪。 他先是用手心擦去脸颊上的泪水，再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泪水。到了晚上，许三观一家要去胜利饭店吃一顿好的。许三观说：“哎，哎，今天这日子，我们要把它当成春节来过呀。”所以。 他要许玉兰穿上精纺的线衣，再穿上卡其布的裤子，还有那条浅蓝底子、深蓝碎花的棉袄。许玉兰听了许三观的话后，就穿上了他们。许三观还要他把纱巾围在脖子上，许玉兰就去把纱巾从箱子里找了出来。许三观让许玉兰再去洗一次脸。 洗完脸以后，又要许玉兰在脸上擦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，许玉兰就擦上了香喷喷的雪花膏。当许三观要许玉兰走到街道拐角的地方，去王二胡子的小吃店给一乐买一个烤红薯时，许玉兰这次站着没有动，他说道：“我，我知道。” 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不愿意带一乐去饭店吃一顿好吃的。你卖血挣来的钱，不愿意花在一乐身上，就是因为一乐不是你儿子。一乐不是你儿子，你不带他去，我也不说了。谁也不愿意把钱花到外人身上。可是，那个林大胖子不是你的女人。 他没有给你生过儿子，也没有给你洗过衣服、做过饭。你把卖血挣来的钱花在他身上，你就愿意了。许玉兰不愿意让一乐只吃一个烤红薯，许三观只好自己去对一乐说话了。他把一乐叫过来，脱下棉袄，露出左胳膊上的针眼儿给一乐看。 他问一乐：“一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“嗯，这地方出过血。”许三观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说的对，这地方是被针扎过的。我今天去卖血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卖血呢？” 我就是为了能让你们吃上一顿好吃的。我和你妈，还有二乐和三乐要去饭店吃面条，你呢？啊，就拿着这五角钱呐，去王二胡子的小店儿去买个烤红薯吃吧。一乐伸手接过许三观手里的五角钱，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我刚才……” 听到你和妈说话了，你让我去吃五角钱的烤红薯，你们去吃一元七角钱的面条。爹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二乐和三乐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他们吃的比我好。爹，你能不能把我当一回亲生儿子，让我也去吃吃一碗面条？ 徐三观摇摇头说：“一洛啊，平日里我一点儿也没有亏待你啊。二洛、三洛吃什么，你也能吃什么啊。今天这钱呐，是我卖血挣来的，这钱来的不容易啊。这钱呐，是我拿命去换来的。” 我卖了血让你去吃面条，就太便宜那个王八蛋何小勇了啊！一乐听了许三观的话，像是明白似的，点了点头。他拿着许三观给他的五角钱，走到了门口。他从门槛上跨出去以后，又回过头来问许三观：“爹。” 如果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就会带我去吃面条，是不是？许三观伸手指着一乐说：“如果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呀最喜欢的就是你。”一乐听了许三观的话，咧嘴笑了笑，然后啊，他就朝那个王二胡子开的小吃店走去了。 王二胡子是在炭盆里烤着红薯，几个烤好的红薯放在一只竹编的盘子里。王二胡子和他的女人还有四个孩子正围着炭盆在喝粥。一乐走进去的时候，听了他们六张嘴把粥喝得哗啦哗啦的响。他把五角钱递给王二胡子，然后指着盘子里最大的那个红薯说。 你把这个给我。王二胡子收下了一乐的钱，却给了他一个小的。一乐摇摇头说：“这个我吃不饱啊。”王二胡子把那个小的红薯塞到了一乐手里，对他说：“呃，最大的是大人吃的啊，啊，这最小的呢，就是你这样的小孩吃的。” 一乐将那个红薯拿在手里看了看，对王二胡子说：“这个红薯还没我的手大，我吃不饱。”“哎，你还没有吃，怎么会知道吃不饱啊？”一乐听到王二胡子这样说，觉得有道理，就点点头，拿着红薯回家了。 一乐回到家中时，许三观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一个人在桌前坐下来，将那个还热着的红薯放在桌上，开始小心翼翼地剥下红薯的皮儿。他看到剥开皮儿以后，里面是橙黄一片，就像阳光一样。他闻到了来自红薯热烈的香味儿。 而且在香味里就已经洋溢出了甜的滋味他咬了一口，香和甜立刻就沾满了他的嘴。这个红薯，一乐才咬了四口就没有了。这之后，他继续坐在那里。 让舌头在嘴里卷来卷去，使残留在嘴中的红薯继续着最后的香甜，直到满嘴都是口水以后，他知道红薯已经吃完了。可是他还想吃啊，他就去看刚才剥下来的红薯皮儿。他拿起一块放到嘴里，在焦糊里，他仍然吃到了香甜。 于是，一乐把红薯的皮儿也全都吃了下去。吃完红薯皮儿以后，一乐还是想吃啊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吃饱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出门，再次来到了王二胡子家开的小吃店这时候，王二胡子他们已经喝完粥了。 一家六口人都伸着舌头在舔着碗一乐看到他们舔碗的时候，眼睛都瞪圆了。一乐对王二胡子说：“我没有吃饱，你再给我一个红薯。”王二胡子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吃饱啊？我吃完了，还想吃啊。”哦，哈哈哈哈！ 啊，红薯好吃吗？啊，好吃，是非常好吃呢，还是一般好吃啊？非常好吃， <laughs> 哈哈哈！啊，这就对了。呃，只要是好吃的东西，吃完了，呃，准都还想吃啊。一乐觉得王二胡子说的对呀，就点了点头。王二胡子又对他说。 你回去吧，啊，你呀，已经吃饱了。于是，一乐又回到了家里，重新坐在桌前。一乐看着空荡荡的桌子，心里还想吃。这时候，他想起许三观他们来了，想到他们四个人正坐在饭店里，每个人都吃着一大碗的面条。 面条热气腾腾，而他自己只吃了一个还没有手大的烤红薯。伊乐开始哭泣了，先是没有声音的流泪，接着他就扑在桌子上，呜呜的大哭了起来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曲播，音效合成严娟。 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